锵锵三人行，咱们今天啊，从我的老家山东请来一个民警啊，小吴，他应该他他自己在网上写写不少文章，叫笔名叫吴志远。对，今天我考证出来，吴志远是他儿子的名。是。你说这八零后，现在儿子都六岁了。六周岁。啊，你大名能透露吗？吴黎明。啊，吴黎长得像黎明吗？ <laughs> 就是黎明啊，就黎明。 这个网他没有黎明，他老黑暗。 <laughs> 对对对对对，黎明前的黑暗嘛， <laughs> 黎明前的黑暗，没错。 <laughs> 长得比较黑。哎，他干的事儿还真的就是净是在黑灯瞎火里干的事儿，抓这个逃犯呐，这种这种，反正这这这这这这不是一般人干的活儿。黑啊，打黑啊，就是。所以他在网上，但是他又关心天下事。 在网上有一个网名叫什么“南瓜戴假发的南瓜 <laughs> ”，你为什么叫戴假发的南瓜呢？就随口起了一个。哦，之前在天涯写球评的时候用的。好，还写球评。后来搬到呃新浪微博去了，以前是巴萨球迷。哎，你看，所以现在的这个巴萨了， <laughs> 没有啊？ <laughs> 他也是徐老师也球迷，资深的。巴萨越来越失望，是吧？继续继续。人家，人家现在这个这就看出这八零后的，你看过去，我觉得你的上一代的民警啊。 在我的印象里啊，都是一个人，就他们没有没有个个人的东西流露出来的。你一说起警察，就是一个人。但是你看到了这个八零后、九零后啊，你这渐渐发现这个警服背后啊，他是也是个人，对吧？当然都是人， <laughs> <laughs> 都是人。但是过去被警服包的紧紧的，现在你看这个。 他透露出一些个人的一些一些消息。那你在网上写这些东西，你们组织上，你们的队长啊什么，会不会对你？他们会不会看？会不会关注？会不会对你有所？呃，也会吧。不过我觉得我的言论都是比较客观中立的嘛。呃，没有也没有什么比较敏感的哈，没什么问题，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啊，对对对，这组织上审查过才能上我们这儿来的，是吧？但是有一件事儿有问题了。 有一件事，还有人专门啊，这个就抨抨击他，什么事儿呢？因为我我就觉得有时候中国这个基层啊，有另一种真实。嗯。很多时候，这个你在媒体上看到的，或者是这个一般这个全经典权威的论述里看到的，是一种真实哈。但是很多时候，有时候这个来自基层的某种真实拿出来啊，让你都怀疑它是不是真实。比方说啊，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这就是说，犯罪，你看，犯罪，徐老师，你能想到过吗？有人认为犯罪是有地域性的，好比说，你看东北那边就是盗窃沿街店铺，然后你看指向驻马店的这个方向啊，叫色诱假结婚为主，还有一个地方叫上饶吧，是偷骨灰盒，然后呢，这个瑞金呢，哎呦，当年咱的洪都现在是搞货币诈骗。 <laughs> 对，撬保险柜，你看这是哪儿啊？桑植是吧？对，桑植。湖南的贺龙老家。啊贺龙的老家。嗯。然后呢，攀爬盗窃是梁山那边的，估计是爬山比较利索，是吧？然后撬保险柜啊，丢包、捡包、诈骗的呢，是往这个你看楼底这个方向。你看，就有人会有这个认为，那这是怎么调查统计出来的？ 这个文章是我写，这个图不是我画的，图不是你画的啊，是他们根据我的文章整理的。对，他就写这么一篇文章，但是这些地方的这个领导不就要来抗议？不光领导啊，人民也抗议啊，就很多人就骂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这儿成了贼窝吗？对，这个东西它在就行政领域叫类型犯罪的地域化，七八年前就已经有很明显的这种苗头了啊，但是之前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现在吧，我们整个社会治安是在不断的好转的。 就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了。每年我们那个发案数能降个百分之七八，破案率能增加个百分之七八，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吧？但是这个呢，始终是居高不下。它已经就是这种类型犯罪，它已经能够占到咱们全部刑事案件百分之四十左右吧。就说我这一个这一种犯罪，都是某一个县某一个乡的人干的，全国的案子基本都是他们干的。这个越来越明显。图上画的这些都是我去过或者我自己侦办过的啊，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几乎遍布，你要插的话，把这个图全插满了，他估计也查不开。 <laughs> 就是说，实际上你作为一个呃，行搞搞侦查的，你看到某一种案子，你脑子里马上会想起某个地方的。基本就知道是哪里人干的，就一听说是什么手法或者大体的那个，都不用去现场，一听那个判断判断一下，大这就就那几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所以就这就呃，就是武侠嘛。我们武侠小说不是讲什么派什么派嘛？ <laughs> 谢谢谢谢。 <laughs> 他这个也是全国犯罪的各个流派统计，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这种研究哈，一是实际的层面是帮助你们破案，但更重要的层面是我们可以拿来分析中国这个这个传统的这个丝足。 就是人家族的这种这种文化心理到现代地域文化啊，这个就是就是还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就是说你看他很简单，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人擅长做这个呢？就是他们大家出来靠相亲嘛，中国人现在很多人出来再跑大城市，我找乡里乡亲帮忙，那相亲有什么拿手本领，那就教你嘛。 其实都是互相帮忙啊，大家在外面混日子不容易嘛。是。然后我我会什么？那我你要是你会写文章，你教我写文章。那我会保险柜撬保险柜，我就教你撬保险柜喽，对吧？我会挖墓就教你。所以这个其实背后还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当中残存的中国的这个乡族、私族文化的这个乡土文化的这个活生生的存在。 这比什么抽象的讲什么乡土文化或什么大地深情啊，要实在的多。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我有一个记者朋友叫傅建峰，当年他就做一个报道，就是在深圳那边发生的砍手党。这我看过。你看看过哈？温江的啊。呃，就是在一个村儿。后来他觉得很好奇，就说为什么就是抢你的手机、抢包，你不能去夺呀？你夺咔一柴刀就手就跟着走了，你怎么就是就是这个手段？ 然后他就很好奇，他就到那个村儿，他发现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村儿啊，你真去了，他一样在这个村儿里，他拿你当朋友，都是很淳朴的。嗯。可是这个村儿的人要跑到外头，如果是打工拿不着工资或者失业了，他就很容易去砍手抢包。他当时碰见一个在村里都碰见一个人，这叫阿星的，这个人就是呃当时正在打工。 跟他聊，就是说，说那我有一天我要是失了业啊，没了工作，那我可能也去抢劫。他当时他还说，他说，哎，你留我一个电话啊，你不要干这个，咱们何必？就你有很多选择嘛。但是后来他也觉得挺难过。有一天，就这个阿星就给他打电话，当时他在北京，说那个我杀了人了。他当时他就劝这个阿星投案自首啊。最后就是出现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好像这个村里的人。 在碰到城市里生活，碰到呃这个这个困穷的境地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走这路。对，那这心里容易失衡。不是问题，他选择的手段，你比如他去偷啊，或者他去诈骗呐，他也不他跟着老乡，他好像很容易就干这活儿。对，这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该怎么应付，这个相亲会教你，这个是技术层面。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一个道德标准，就是一个一个底线的层面。比方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家里的人长辈会教你嘛？你碰到一个情况，你偷个东西被他发现了，你怎么办？你这个时候有的人会教你说啊，那就是逃，赶快就逃。那另外一种方法就从小就教你，你把他的手斩转那如果从小你被接受，周围都这么做，他出去就这么做了。这个还是一个自己相信的一套道德观念跟整个大社会的一个冲突。 我我我看过一个采访，我就印象非常深，我一直想讲那个事情，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这个什么假奶粉啊什么东西，他们弄，结果采访的对象是很朴实的，就是乡下人嘛，然后说的话也是非常朴实嘛。他说他们他们都讲，我不加我们没法做，就是我就在想到他们为了自己的生计。 他他就把这个社会的这些规则，他完全可以不管的。但是他做的也是为家人呐，他说我家里的人生病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中国的，你要讲回去，他还都是家庭伦理道德，还都是爱家人，包括砍手党，只是他用的一套规则是跟外面不一样，人家到这个时候就退了，就这样。所以你看，他真的不光是技术层面，这个技术层面也有。 中国目前还真的不是这个不不不不不不是普世价值观，嗯，它没有普世这回事儿，对，你比如对于这个村里的人来说呀，那是外面的世界，嗯，是对吧？你跟城里人呐，咱们是这个这个永远城乡不两立的，嗯，你可以，你你他在村里他不砍手啊，他不打劫，他不祸害乡里啊，但是呢，那个陌生的世界，你到那儿这就是一门生意，一门营生，对，你实在过不下去了。 那你就去抢，去砍他们的。他也没有负罪感，没有这种愧疚感，没有负罪感。对，为什么呢？他这个讲的就是费孝通先生那个《乡土中国》里说这种差序格局嘛，维系中国人这个人际关系的。他不是说像这个市场道德这样平等的、互利的啊，权利义务为维系的。他就是你和我关系好，比如说你咱俩关系好，他离得远，那我有事肯定先照顾你，对吧？ 同样的情况下，我我肯定先帮你。这个呢，就是维系私人的就差序格局，以我为中心，谁跟我亲，我就照顾你。为什么村里经常暴力抗法？我不管你法律规定他是不是犯罪了，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亲人，他是我的朋友，我就要去保护他，我就要去帮他暴力抗法。他都是农村，就还是这种价值观。所有的人就分成两类，一类叫熟人，一类叫生人。哎，对，哎，熟人也是分远近的，亲戚还是远近的。这是你讲的好，你讲的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你不要他讲说是农村，我觉得整个中国也都是农村。因为我前几天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也是文化很高的朋友，讲出的是同样的话呀。他说：“我不管那么多，这个人是贪官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我在这个世界上，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不管你们全世界，你们都说他怎么怎么不好，可是对不起，他对我好，他就是我的兄弟。” 我就要帮他，你看这个就是家庭伦理，所以我们的三条伦理支持：一个政治伦理，就是爱国不爱国，以前讲革命不革命；第二个是家家族伦理，我的亲人，然后就是朋友义气，义就是这个东西嘛。对。第三个是职业伦理，我们的职业伦理是放在最底的，是最不重要的。为了家族，为了亲人，职业这个东西，我做奶粉，我得做的符合标准，拜托啊！我对我爸妈才要标准呢，对不对？ 那个不过你讲全呃普世啊，也都不一定普世，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点。我哥哥最近跟我讲了一个事情，也牵涉到这样的问题。人家也是，他跑到意大利去，跑意大利去就碰到一小偷，他们几个中游客嘛，一个很亮的男人，哎，很很帅的男的，在后面挤挤挤，他们发现他是小偷，就就把我哥哥身上的一个装硬币的包给拿走了。他们怎么专钱？小的偷？他们中国人他他不知道嘛？中国人怕。 在那边根本就不他打草，然后就下车了。下车了，他还追下来，把他们夸的要命，然后就对着他笑。你知道那个人干什么？就把那个 <laughs> 那个地方还给他啊？ <laughs> 因为他已经看了，里面都是硬币。哦， <laughs> 对着你笑，然后就还给你。他也是他那套道德，他给他里面要是都是很大的钱，他就不还了。拿错了，还给你。 哈哈哈哎，这是什么什么毛病？这个，就意大利的意大利小偷扒手是出名的，啊，他们也是乡里乡亲培养出来的，甚至有一点这个，就说小偷非罪化，当然不是说卖淫非罪化，所以 <laughs> 有点小偷。所以我相信，拿破里啊、西西里岛那些老奶奶啊，跟小孩子就说，拿到不值钱的东西啊，就还给人。 你别砍手，你知道对不对？别发恨，你你说的对，你说的好。你知道社会学里还专门有一个词儿叫“西西里话。对，你你你知道这个吧？啊，知道。以前我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他就讲那个基层政权黑社会化的。对对，就是这个。呃，一中国这个情况，前两年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就包括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他也是都是一些涉黑的人员。因为现在农村是什么人掌握话语权，什么人比较有权势呢？就是。 八九十年代哈，那个时候我上高中，那些辍学的小坏蛋儿、小混混，走上社会去以后，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等这个经济一开发，农村一搞这个拆迁啊，他们通过这些暴利行业迅速的聚敛了财富，然后又通过这个钱呢，可能也就打通了各方面的关系，他们掌握了这个社会上的资源，他们的农村现在是强势人物。为什么说是黑社会化呢？因为他们做事往往不讲规矩，啊，可能是黑白的我都去都去干。现在农村有个说法，老百姓不怕。 共产党不怕政府，怕黑社会。你村支书干不了的事，可能找几个这种社会上的人啊，呃，比如说拆迁吧，可能我村里有三两户钉子户啊，条件开的已经够好了，他不干，可能你就就几个黑社会过去，呃，就行了，就就给办了。哎，这个我就真有这个体会。你你看，我朋友有很多办公司的、当老板的哈，这几年前我就是因为因为认识一些他这个公司里用的人，我就发现中国的一个情况。 我说你，我说你看你这个人也不错啊，但是我说怎么你身边都是一帮小人呢，或者是一帮就是跟这个流氓啊，还是一些什么人，就是不怎么样的人，就我们不会跟这种人在一起玩我说你是我的朋友，你你你你怎么你，咱们中国古代讲亲叫什么亲君子远小人，我说怎么你身边用的都是一帮小人呢？他就给我讲出一番道理。能办事儿。 坏人才能办事儿，对，好人没有用，办不了。你真的是好人，你说我用你当经理，有人无赖，欠了钱不还，你去跟他讲，你跟他求他，你怎么办呢？派这么几个人去跟他捣乱一下，没错，这真是我跟你说，你又是不得不承认，历史是靠坏人推动的，你知道吗？他他坏人 <laughs> 是的，我记得过去李敖还讲过一句话，说坏人都比好人勤奋。 你你想到没有？再一个，坏人比较好打交道。嗯。你看，如果是你二位去 <laughs> 好打交道，去给这个人当这个下属哈，嗯，可能有些事儿他让你去办，你不去办，你讲气节。对。但那人不管你给我钱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对，是吧？对呀。我而且我做的很好，而且我还高高兴兴的去做，完完完全没有心理负担那种。对，一点都没有道德矛盾。对，就到最后就稀稀里哗了， <laughs> 这个稀嘻脸花哎，但是但你为什么说前两年就这两年咱们又把这个现象给打？ 打黑嘛，打黑给打下去了。对，打黑打下去了，打黑这两年力度特别大，就是为了整治这个社会环境。但打黑能不能黑打呢？就是说有些这两年法制也是越来越健全了。现在你看有外界律师制衡的力量啊，好多检察院有错案就法院有错案，侦查纠纠查机制，呃，黑打的情况我倒没见过，一般是好多打不出来的，确实够不上罪，以后吧可能就按这个寻衅滋事啊、故意伤害给。 立不成黑社会组织，哎，但是我问你啊，他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打黑之后啊，啊，换上来的就所谓算好人了，哈哈。但是他们为村民谋的好处啊，他不如那帮人以前那帮人给村民谋的好处大，而且 <laughs> 很明显，很明显是吧？ <laughs> 是的，你看那个乌坎也是啊，乌坎不是闹得特别的大吗？当时是他就是因为当时的书记和村长都是私自卖村里的地，自给自己谋利嘛。 村里好几个族的人起来，又把他们赶出去了。最后也是在省委直接过问下，民主选举的，这选人真是民主的，代表那个村民意愿。乌坎模式，对，但是他那个公共，他那个办事能力不行，他村里的矛盾还是那些矛盾，他新班子还是平息不了，老百姓就特别失望。现在我看过前不久徐志远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他去乌坎村里又去看了一下，就说，就笼罩那种失望的情绪中啊，幻灭的情绪中叫，嗯，就是新班子上去了。 可能贪腐问题没有了，村长书记的为老百姓办事，但是原有的矛盾处理不了，村里的公共事务办不起来，路没人修，自来水通不上，这个问题怎么办？民主之后怎么办？就是说，民主之后以后，村里该穷还是穷，该乱还是乱，他没有办法，执政能力不行。 <laughs> 黑手党执政能力 <laughs> 比较强悍，效率比较高， <laughs> 效率也比较高。但其实黑手党呢，很多国家比我们中国发达的多。 对，就是很呃，不，我们不讲意大利了，美国也都非常厉害，其实是个全世界的现象。中国不承认有黑手党，哎哎，中国呢这呃，中国也没有成组织的黑社会。哎，也也成不了组织。有一些地方的流氓团伙，但是他们整个社会为什么还运作呢？他还是靠两个东西在牵制。嗯。一个你得去教堂。嗯。你黑手党结婚也还得去教堂。对。还有老人说话你得听。第二个警察在下面给你兜着。 你做了太厉害了，就就就抓。所以其实你刚才讲村里的那个小混混，制约他的还是这两个：一个要是他乡亲里边，他的村里边有一些老人，或者是他自己的父母讲的话是他在意的；要是没有这么的人，他什么话都不在意的话，那这个力量就变得失控了。第二个当然就是你讲的刀把子，就是这个这个政法的这个力量。对，要是这个力量跟。 小混混结合起来，那就完全失控。哎，所以我就想起啊，你说中国过去叫前现代社会啊，那可真是就有这个特色。你要不说杜月笙，杜月笙，你不要讲他是黑社会，他是什么青帮老大，你有几个人知道杜月笙当时是中国的红十字会副会长？ <laughs> 你知道吧？这个筹款呐， <laughs> 慈善呐，这杜月笙领导就搞起来的， <laughs> 这个抗日贡献还挺大的。没错，这个抗日贡献那是共产党要买青青霉素，杜月笙也给买了，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小吴啊，我看他这微博，他有很多他具体经历的。他说：“你看啊，这个有的这个搞刑侦面对的是世上最凶残狡诈的人。” 大部分人不可能改过，只会在一次次的惩处中提炼升华。 <laughs> 他们会趁看守不严自残，用脑袋撞椅子，一边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就是有就有这样的。然后你看，说这个还说啊，就是他这辈子见过最有乐的事儿，有一个痴迷微信朋友圈的刑警队长。 对嫌犯进行攻心，一大桶心灵鸡汤灌下去，我跟嫌疑人都凌乱了。 <laughs> 然后他又说什么？就是刚才讲的地狱，他在全国三分之二的省份进行过抓捕，他发现为什么你这个山东的可以全国？ 流窜作案多嘛？啊，他得追嘛。他发现呢，湖南和江西籍的罪犯是他见过的最暴烈、最顽固的，基本不会配合，也没有负罪感和悔过自新的可能。湖南跟江西？呃，这个话可能说的有点重了啊。湖南、江西的老乡听了有地域歧视之嫌。我，我先整理一个逻辑关系啊。就刚才那个， <laughs> 对，刚刚那个犯罪对象的地图嘛，从我是从这个犯罪人群，他去影响了特定地域的生态文化。 而不是特定的地域生态文化滋生了犯罪，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如果说后者的话，就给人一种呃穷乡恶穷山恶水出刁民啊，我这个地方就是土匪窝哈，是这个。其实是这些人呢，他出来打工，他在外边学到一些犯罪技能以后发家致富，回去以后影响了那个当地经济也比较落后。他到自己的乡村里面去培养接班人了，他带坏了这个地方，而不是这个地方导致了这种犯罪。 这是这是这个犯罪地域化的啊，跟地域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要不以后你进村抓人更难了，是吧？而且江西湖南那边，他确实是老百姓嘛，都是革命老区啊，可能是这个脾气稍微暴一点， <laughs> 跟吃辣也许有关系吧。跟对对对。再一个，这两个地方去的多，去了以后经常吧抓捕啊，有时候挨顿揍啊，可能自己心里也憋点气儿。警察挨揍啊？ <laughs> 啊，对啊，有时候 <laughs> 有时候去抓人，你有时候你不可能就是考虑那么周全吧。 他有时候人闲人特别多，你控制不住。比如说那次就是下那个晚上去抓捕，我当时腿受伤了，我自己站在路边，我上不去楼。但是闲人在一个小路啊，他偷偷溜出来那个楼上，别人去抓控制别人的时候，他自己溜出来了，正好在我身边过去。我知道他是闲人，他不知道我是警察，我得抓他吧，我得拦他吧。对。结果他就打了我好几拳， <laughs> 被我扑倒了。啊，被你最后扑倒了。嗯。 所以虽说北方大旱嘛，但是其实南方这个民风很强悍，是吧？对，南方的民风更强悍一些。是是是，真的，有时候北方人是虚张声势， <laughs> 南方人敢玩命，有时候真的。让南方就是。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他确实是比较，跟以前广西。